绝异端物种计，refuse h e r e t o x s deceitful scheming。异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熟悉的原因，就是好像啊，感觉不太重要，或者说呢，与我无关。其实异端呀，不是说我们这近代才有的，不是近代的产物。 异端从教会一建立一开始就有了，我们有这个想法啊，就不是说后来才产生的啊，其实异端从教会建立的开始就已经有了。你纵观两千多年的教会历史，你会惊讶的发现，教会。 在整个的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和成长的过程，是伴随着极端思想、异端邪说和还有邪教的侵扰、干扰啊而成长的。你读《新约全书》，就有许许多多的异端邪说啊。 的出现，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就是说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异端的产生，或者邪教的产生，都是从极端开始的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就是极端是异端的前身啊。因此，我们无论是极端也好，异端也好，邪教也好，都是有害于教会的。我们一定有这个提防。 对教会有害，对我自己的灵目有害啊！所以教会其实呢，也正是在于种种的异端的异端邪说的这种极端思想的这种征战中，教会成长壮大起来了啊！啊，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信仰到底是对与否，在你与这些极端思想、异端思想或者邪教的这种啊。 分辨中，这种心中的与他的斗争当中，你知道哦，原来我的信仰应该从这方面更加的坚固啊。所以异端邪说也好啊，古今皆有之啊。昔日有诺斯 t ism 啊，就是诺斯底主义，有这个蒙塔奴派，有这个亚流派啊，这些这些啊，你在网上一查都有很多。那今日有。 啊，今天有什么？我们知道啊，烟花见证人啊，Jehovah's Witness 啊，摩门教 Mormon 啊，统一教，韩国的统一教啊，文显明的 The Unification Church 啊，这些都是异端啊，都是很清楚的。那么中国呢？中国我们知道很清楚的叫什么？东方闪电。东方闪电现在政府呢，把它规定为邪教了，就打击。那么它改了名了。 改成什么了？全能神了哈，所以全能神就是东方闪电，东方闪电就是全能神的前身啊！不要让他给迷糊了哈。Oh my God！一听很厉害是吧？哈， <laughs> 比那个 Eastern Lightning 是吧？那个好好像更正式一些啊。因此，无论是端也好，异端也好，邪教也好，都是有害于教会的哈。 所以，自古以来，教会对于防备异端，啊，他们的教导、他们的学说、他们的这种神学，啊，从来没有放松过。甚至于，我们知道，这个神学院里面开设了一门专门的学科，就是为了啊防备这些假的在神学上面的信仰上的错误的，叫什么护教学啊，或者叫卫道学。 或者叫辩惑学啊，这三个其实都是一种，就是什么？就是 Christian Apologetics 啊，护教学，就是来护教、来卫道啊，或者是来辩惑啊。那么就是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用圣经的教导去啊认识、来分析各种各样的异端，以便于啊维护基督教信仰，消除人们对这个。 真道的疑惑啊，然后呢，让纯正的信仰啊呈现在我们的眼前，这是基督徒在信仰一生中不可避免的啊。我再说一遍啊，和这种异端邪说的斗争，是我们一生一世不可避免的。那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自古以来有无数的人。 被异端邪说一不小心就欺骗了，欺骗了以后就随流逝去，就一去不复返，这是很可惜的啊。所以，随着末世的临近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异端不是越来越少，而是越来越多。我们知道，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，就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啊宗教、新的思想。 新的形态、新的信仰，我们呢把这些统称为新型宗教。新型宗教很多都是异端，啊，还有邪教。那这些新型宗教的手段呢，非常的巧妙，越来越巧妙，让你呀不知不觉就陷入其中，啊，然后许多是似是而非的道理啊，能够迷惑人，而且还扰乱教会。 所以我们要小心啊！针对这些错误的教导和异教之风之乱，我们应当到底应当如何来提防呢？ <coughs> 我们如何才能知道是不是异端呢？啊！我们今天就来讲拒绝异端，勿中计。Refuse h e r e d o g s deceitful scheming。我们先请信徒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 你是我们的一切，你保守看过我们，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在我们的信仰历程中，能够坚定不移的坚守真道，为你而活。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，都是你来保守看过，我们感恩。求你恩待我们以下的光阴，让我们来分享你话语的同时，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，感受到主啊，你在我们中间。 也能够真实将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，正如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以上敬拜赞美的时间，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照亮我们的心，也保守我们、看顾我们，不受恶者的进攻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 好，我们先讲第一点，异端邪说当远离，away from the teaching of heresy。啊，那么就因姐妹遇到异端邪说的时候，我们第一的反应就是有一个防备的心，要远离。什么叫远离？不是说跑了，不是啊，要远离。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如何来分辨到底是不是异端，不是异端，你远离什么是吧？哎，如何来做出正确的判断，这是当务之急。 我到底如何来判断是否是异端呢？啊，那么到底它是异端呢，还是极端呢，还是邪教呢？啊，这些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。啊，其实“异端”这个词啊，不是我们基督教的专用名词。首先我们要清楚，啊，其实伊斯兰教它也有“异端”这个词汇，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佛教也有，啊，其实“异异端”呢，不是我们的专用名词。 一端就是说呢，来指信仰错误的这种和他们的信仰的错误的教训或者教导啊，来这种教派啊，所以那基督教的信仰当中的异端就是指什么呢？特指它偏离了真理的，偏离的真理，偏离的这个我们圣经的教义啊，或者圣经的教训或者学说这些方面的都偏离的。 这种团体或者个人，我们把它统称为异端，啊，大家要小心，异端不是邪教，邪教也不是异端，啊，邪教是什么呢？邪教就是说呢，这个团体他们的宗旨、他们的教育、他们的行为，危害了人性，危害了道德，啊，危害了伦理，啊，也就是说呢，邪教。 是牵扯到了啊，人对人类伦理道德方面的这种危害了，所以叫邪教。大家知道，邪教就是不是基督教的国家，它也打击，对吧？因为它危害了社会的道德、伦理道德，危害了人性啊，这叫邪教啊，邪教。哎，它和基督教极端不一样啊。你比如说。 啊，无神论的国家，他管你异端不异端的，他觉得你们都是异端啊！你信我这个党才叫不是异端，是吧？但是邪教，他他就要打击了啊！这是宪法上规定是信仰自由的，不是是吧？哎，但是呢，邪教是属于什么危害社会道德、伦理道德、人性这方面的啊？你比如说像那个那个山东这个招远不是？招远那次那个麦麦当劳事件。 啊，他就把人给杀了，那就什么由由这个这个这个全能神发展到了什么邪教了啊，开始杀人了啊，这叫邪教啊。那圣经中没有提邪教这个词，但是提到很多异端这个词汇。但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邪教的事情啊？有很多，无论是旧约，无论是新约，都有啊。你比如说旧约当中。 有的啊，让儿女惊火，有没有这个事情啊？哎，这就是邪教啊！还有呢，拿着儿女献祭，这是邪教吧？邪教啊！也就是说呢，在坛前杀人啊，这都是邪教啊。那么新约当中呢，也有提到了，就是不法的人来敌基督，坐在基督的位上，说我就是神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一端了，这叫什么？邪教啊！自称为神。 这邪教啊，让人拜他、敬拜他，所以邪教啊，我们要区分好。还有一种信仰，既不是邪教，也不是异端，但是他们的信仰的宗旨呢，总让人感觉到不舒服啊，是，不是全面的，是残缺不全的，是让人感觉什么，好像缺了点什么的啊，那么。 单单的强调某一个教义啊，然后来某一部分真理，他读圣经吗？读啊，也读的和我们一样的圣经，但是他只是强调这一部分啊，过于强调别的，或者是把那个相对的看成绝对的，绝对看成相对，这些呢，不是一端，也不是邪教，叫做什么极端啊，极端。 什么叫极端呢？所谓的极 extreme，什么叫 extreme？就是说呢，已经到了什么边缘了啊啊！再往前迈一步就什么，就是异端。如果离它很远，那就是什么哎，极端的不太极。再往前走呢，就是极过了这个界限，就是什么异端。所以，极端是异端的前身。 啊，那么极端的，你让人感觉到这种信仰就是感觉到就是部分真理，福音的全面性好像不包括，有的时候他就是不讲这一部分，啊，然后呢不讲十字架，也不讲什么，好像或者说呢就是啊，让你感觉不舒服啊，这些伤害了许多人，这些也要远离，啊，你不要说极端没事儿，这个没事儿啊，不行。 我们的信仰是光明的，我们的信仰是全面的，我们的是贯穿始终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小心分辨，在极端的信仰里面，可能有不同类型的主意或者思想，或者有些套套啊，让你偏激，让你走到边缘，啊，那我举个例子吧，哈，你比如说啊，有一些是神学的争议，有一些呢是极端，有一些一些是异端，啊。 刚才我讲了邪教，对吧？那什么叫做？比如说，啊，有关于，我觉得就应该敬礼，有些洒点水礼，或有有时候叫洒水礼啊。那我不承认啊。那有人说，那她已经怀孕，她不能下水，对吧？哎，你你你你这个那个水，她下去以后，万一再堕胎怎么办呢？或者什么？或者她有病不能下水？那这种情况下，那点水，因为就是说。 最有争议的东西，啊，叫做什么？叫做神学争议，它不属于异端，不属于极端，哈，这叫神学方面的争议。但如果说你必须要尽力，否则你不得救，啊，这叫什么？ <laughs> 啊，大胆的猜一下，这叫什么？啊，这叫什么？哎。 我听了有说异端的，有说极端的哈，反正就没 <laughs> 没有说是什么神学争议的哈。那这是肯定是什么？ <laughs> 异端对？为什么叫异端呢？因为他把救恩加上了是行为，就叫异端啊。我再说一遍啊，救恩加上行为就是异端啊。我们是因信什么成义？受洗不代表得救不得救？我经常讲这句话，对吧？哎。 受洗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，遵照他的命令信而受洗的什么必然得救啊！不受洗的人呢，就要向神交账，除非你没有机会受洗，因为什么？那个强盗就没受洗就得救了，对吧？和耶稣基督定十价的啊，所以呢，你说俺也不受洗。 到天堂了，上帝说：“受洗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没受洗？因为和你同进生家里强盗没受洗，我也不受洗。”他说：“你也是没机会了吗？你当时有机会吗？”没话说了，哑口无言，羞愧难言啊！你怎么办呢？啊！但是刚才我说了，受洗不受洗不代表，但是呢，你没有遵照耶稣基督教教导的话呢，就到时候就让耶稣给问住了，是吧？ 你问住了以后呢，你就没办法悔改了。那个时候以后没有悔改机会了，啊？叫悔之晚矣。所以还有呢，就是说，我觉着这个池子水它太小了，不流。耶稣当时在约旦河是吧，哗流水啊，说我非得要到约旦河去受洗才行啊。这是什么？这算什么？ 我说三种，一个是什么神学争议，一个是呃异端，一个是极端，啊，这什么？这就是极端啊，极端，哎，这不牵扯异端啊。我要要上殿受洗，但如果说你非得要在我这个教会或者我这个宗派里面受洗，才算是真正的洗礼啊，才能够得救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叫什么异端。 异端，哎，所以，凡是在阴性称义以外，再加上其他的东西的，就是什么异端。我再说一遍，凡在阴性称义方面，再加上一些东西才能得救的，这就叫做异端啊。异端呀，要小心，你不要说我没事，我信心刚强，他站不了我边啊。我告诉你，异端的力量可能比我们大啊。就像耶和华见证人。 啊，有些时候呢，你神学并不太好，你呢让他问半天以后呢，你说我给他辩辩半天以后，你让问住了，那就麻烦了，是吧？啊，因为他呢断章取义，一些经文背的滚瓜烂熟啊，那个美国人说中文都说的 <laughs> 说的非常棒啊，所以我们要什么？要小心，要心中防备，但是要预备好，预备好自己啊。所以，凡是在阴性成绩方面。 加上东西的就是把神的救恩给更改了，这就是什么异端？那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，我们当下关心的不不但是邪教的问题，更要关心知道这个什么为异端的问题。就是说，异异端是不但是在真理的教导方面呢，啊，这个让人产生一些误解、不法的行为，而且呢，这个异端呀，它还能够牵扯到我们救恩的问题。 如果走下去的话，肯定不得救。啊，你要不说耶稣宽宏大量，是吧？好不容易信一辈子耶稣，不就是走点错路吗？异端吗？不是啊！但我也是信耶稣的。啊，我告诉你，神的救恩必须是按照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教导，凡是遵守上帝旨意的，是吧？才能够得救，才能够有福。 有了我的话又遵守的人，是吧？也是什么？我必爱他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啊，我们要小心啊，因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。那到底何为异端呢？它的标准、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有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个什么异端呢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所有的异端呀，啊，从来也没有哪一个异端自己承认我就是异端的。 他说：“你还是极端的，我看你像极端，是吧？哈， <laughs> 哎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能力，给我们分辨的能力。嗯，所以正确的判断，避免走错路。在任何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相信圣经是判断一切的唯一标准，对，only standard 啊，to judge everything。圣经是我们判断一切，也就是说。” 圣经是我们建立认知方法的唯一标准。一个靠感觉的人，他一定就用感觉来判断事物。啊，一个靠这个经验的人，他一定说：“我有这个经验，用经验来判断。”一个用靠理性的人，啊，我是哲学家，我就用什么理性来判断事物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认知的方法的建立，对于。 辨别事物的真假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啊，是非常重要的，啊，你认知的方法建立错了，你怎么给他改，他也改不过来，啊，所以分辨异端的唯一标准就是圣经。在新约圣经中，其实呢，我们呢大概也能找出一些啊异端的例子来，比如说有些啊人站在基反基督的立场上的基督教。 啊，新约圣经有啊，还有呢，就是站在这种这个违背基督教信仰的这种教义的立场上的基督教啊，违反了。比如说，咱们说基督教教育有很多呀，啊，有咱们说现在的最明显的就是使徒信经方面总结的这些啊啊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说这个有许许许多多啊，希伯来书、提多书、彼得后书啊，更多后书都有提到。 这些违背了基督教教义的啊，这种假的信徒啊，还有呢，就是分门结党的啊啊，搞分裂的啊，目的就是破坏神的合一，神的教会的合一。因为神说我要合一啊，我的目的是合一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是吧？我就是合一的，我让我的孩子也合一，但不行，他就来捣乱啊，这是分门别类。 所以，也许有人心里想着说：“基督徒都是信耶稣的，啊，就不要太在乎谁是异端，谁是极端啦，啊，是都是弟兄姐妹，都是信耶稣的，我们要彼此相爱吗？是吧？我们不要太自我高大了，哈！我告诉你哈，这种信仰是错误的信仰观，就把我们带到错误的道路。” 有人说了：“既然真理是绝对的，那真理就一定能够胜过邪恶，对吗？对呀。但是他下一句话说：‘那就让异端自生自灭吧。’我告诉你，这句话就错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异端从来没有自生自灭，反而是以惊人的速度快速的增长。” 那么，摩门教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才有三十个人建立起来的。到一九七八年的时候，一下子增长到四百多万。现在呢，你在网上一查的话，一千三百多万。全世界它有二百七十多个，将近三百个宣教士啊，非常的诚心诚意的宣教，因为他们有有规定，你谁宣教，谁才能得救。 所以，月华见证人也是月华见证人呢，也是快速的增长啊。我们知道他们的杂志叫什么呢？《守望台》啊，Watch Tower 啊，《守望台》。《守望台》杂志啊，就是说它是每一个星期，你知道它有多少种语言印出来？六十二种语言印它那个。 啊，守望台杂志一看很漂亮，都彩色的，是吧？在天国里边，啊，一家一家的，是吧？哈，你看收到吗？你，你的信箱里边有的时候啊，非常漂亮，是吧？哎，都是笑嘻嘻的，啊，不用担心钱也哗哗来，什么都来了啊，幸福的生活啊！你这个要小心哈，这个守望台杂志叫《Watch Tower》啊，它是每一个星期六十二种语言发行量，每一个星期是四百万份儿。 啊，我们这个基督教刊物那个超过四百万，呃，很厉害了哈。而且呢，他们是非常这个摩门教也好，还有这个耶华见证也好，都是非常富有的啊。他们也操纵了很多电视台啊、广播电台啊，这个许多的，还有这个呃韩国的统一教，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，the Unification Church 啊，也是一端啊，非常大一端啊，所以。 这些异端都属于新型的异端，他们不是不但没有自生自灭，反而是啊以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扩散。我们要小心，要提防，要学会分辨。所以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分辨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想到啊，这个异端呢，它其实呢，你要注意的话，它很容易分辨啊。呃，那个新型的异端呢，它是就是它上面有一些这个东方宗教的那种。 那种这个神秘的色彩，啊！昨天晚上上帝又给我说话了，赶紧写下来，啊！又给我说话了，写下来，跟你说话了没有？他他都不跟你说话？你可能哪个地方不对做了？ <laughs> 哎，他给我说话了，然后又写下来了，将来一整理，新代新一代的启示录出版了，嗯，这些什么要小心。 上帝给我们说话吗？说，但是说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小心啊！我下面我要讲这个问题。那么新兴的宗教的异端呢，它有一些东方神秘色彩，有的比如说打坐、冥想、道空，是吧？我道空祷告之前啊，刚才会议在在在这个领诗的时候啊，咱不唱。 就会在上边争在打拍子就行了哈，然后你们就冥想冥想啊，冥想哎，让神进入你的心中啊。道空，我告诉你，当我们道空的时候呢，你一不小心真道空了，真来了灵界的东西。你不信就试试，但是千万别试， <laughs> 一试就完蛋， <laughs> 完了就，啊，你就麻烦了哈。 所以，我们要小心这些打坐的、这些神秘的灵教的啊，这个自我神话的这些都要小心啊！我们要小心神的启示，神给你的说话都是为着荣耀他的名，不是为着你自己。还有呢，就是以科学的方法来自称，但是它不单单是科学，它还加上一些神秘的形上学的因素，啊，叫你知道，哎呀，那些东西啊。 哎，你看不见吗？我能看见，是 <laughs> 吧？我能看见，啊，说，比如说吧，我我现在行了，我现在我没有痛苦，因为我已经修炼，呃到一定地步了，哈。然后呢，我我自己就是自我很重要啊，哎，然后呢，我就是快变成上帝了，是吧？啊，所以你没事的话，你要是说祷告不听，找我吧，哈哈哈，这这长寿主就出来了。 长寿主奉长寿主的名阿门。这还了得吧？是吧？但是人就不知道哎，他觉得非常的啊，emotion a l 是吧？哎，让人这个这个感情用事哭喊，所以最后人家给起个名叫什么呼喊派啊，就这样出来的啊。我们要小心啊，我们要小心这些新型的异端呢，他们的布道性非常强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们有一个规定，就是说你。 传教是得救的必要条件，所以异端很迷惑人啊，我们当远离啊。保罗在提摩前书四章一节说：“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日子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”大家知道，不是说没有的，而且是基督徒啊，是吧？ 必有人离弃什么真道，说明说明他原来在什么真道上面，对吧？哎，然后呢，就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今天无论是教会内、教会外，除了传统的异端，我们还看见有许多数不清的新型的异端啊。这个光美国呀，你去网上查一查，近二百年就产生了。 这个七百多个，有的地方说是三千多个新型的异端，就增长了百分之两千到三千，这是很严重的啊。那其实呢，中国呢也也不乏异端出现，是吧？什么东方闪电、三班仆人，还有什么来着？还有这个贝利王哭重生，是吧？你使劲哭，使劲哭，你哭的越厉害，你就重生了啊。 你没哭就不重生啊，所以这种末世的现象，异端邪说啊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要在真道上建立，要在真理的知识和恩典上长进，你就不会有异，就不会有偏差啊。在真理的知识和恩典上有长进啊，那你说我们要好好读圣经？你说异端他读圣经吗？他也读哎，他有时候比你还熟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告诉你，异端呢，它有个特点。 断章取义、曲解圣经啊，这个我们要小心啊。所以对异端啊，我们要这是能看出来。嗯，所以当我们宣教的时候，做很多施工的时候，做个人的这种这个传福音的时候，难免会遇到一些异端或者灵界的攻击，肯定有，肯定有的哈。我们要那我们来如何来辨别呢？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二个问题了啊。第二个问题：纯正信仰勿丢弃，Do not abandon。 The faith，啊，纯正信仰勿丢弃啊。那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末世一定会有人离弃正道啊。末世一定有人随从邪灵，末会末世一定有人离开原来的信仰，纯正的信仰，听从鬼魔的道理啊。有吗？有大批的人，很多的人啊。所以呢。 我刚才说了，只一旦进入魔鬼的圈套，很难拔出来。为什么魔鬼非常的聪明？他呀前前后后都安排了，妥善了啊，妥善安排。他知道有人会把他想拉回来，他就用想方设法在他心里边啊说鬼话。一说鬼话以后呢，他就感觉好像是他甜滋滋的啊。一般情况下，一旦离弃真道，进入魔鬼圈套。 就一去不复返，很难让他反过来。所以刚才我们说了，圣灵明说，在幕后的日子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了引诱人的邪灵和鬼、没鬼魔的道理啊，鬼魔的道理。说那我们如何来分辨呢？最要紧的就是要什么？持守纯正的信仰，要坚持到底啊。所以呢，这个。 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啊。这是约翰一书四章一节啊，你要试验，因为灵界呢有圣灵，还有什么邪灵，你不要说都听，但是肯定是灵啊。” 灵吧，灵光吧，灵光啊，那是叫灵光，那不是圣灵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仔细查看，仔细分辨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时代是一个属灵危机的时代啊。多数是发生在比较热心的基督徒身上，而对于那些冷淡的或者是自满的信徒呢，反而他不攻击啊。这些热心的信徒呢，有的时候没有分辨能力。 可能是自我感觉是在积极的寻求上帝更高的旨意啊，圣经里面好像不太清楚。我要寻求更高的旨意啊，我要上帝直接跟我说话是吧？哎，圣经说的好像不太灵了，因为好多年了。哎，那么说像这样的话啊，就是说有些人呢，渴慕一种新的属灵的经历，或者是新的属灵的认识啊，就是就是。 我想认识真理，我要用更高明的方法啊。然后的话呢，或者是呢，感觉到啊，我追追求灵界的某种的啊感觉和带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感觉目前我的信仰太平凡啊，太没有刺激性，太死气沉沉，太乏味。我现在信仰。 太不轰轰烈烈了，哈，是吧？有什么信仰能让我马上就哇哇大哭，是吧？完了以后的话呢，我摆个十字架搁这儿，一看见十字架以后，我就哭的不成样了，哈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十字架呀，没有耶稣就是一块木头，不光耶稣钉了十字架。 那强盗也钉 <laughs> 十字架，历史上不不光不知有多少人钉过十字架啊，是吧？为什么哭啊？你要问他，耶稣太伟大，太可怜了，他挂在木头上，他流着血，他多么痛苦啊！我为他难过，为他伤心，就开始哭了。 我告诉你，这些都是假的。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不需要人任何人的同情，啊！你不要同情耶稣，啊！耶稣是也不让人同情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什么？是可怜下面的人。你们不要为我哭了，你哭什么？为自己的什么家人、孩子们哭泣吧，对吧？耶稣说了吗？ 所以我不讲那个哈。我们在神面前要小心，不能够让人呢有这种我们的感情沸腾，这是不对的哈。哎，这种信仰环境环境不能满足我我的光景，这也是不对的啊。我们需要啊到外面去寻求啊，因此他们就热心的寻求一些稀奇的奥妙的信仰经历，追求一些特殊的经历啊。 却没有提防，这些里面隐藏着极大的危机。我这是说的绝对啊，absolutely 啊！我已经提醒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忘记了，忘记了什么？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啊。They have forgotten that the word is near you. It is in your mouth and in your 什么 heart. 这是圣经的话，大家打开圣经，啊，罗马书第十章第八节。罗马书第十章第八节。罗马书第十章第八节，我们找到以后，我们齐声朗读一下，好吧？啊，要不咱们困了，光听我说困了哈。 罗马书第十章第八节，其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所以走遍天涯海角，这个道在哪里啊？在你的口里，在你的心里。所以我们要学会分辨，啊，晓得何为魔鬼的诡计。” 我说这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培训，不需要哈更加的是高深，不是我们要学会什么分辨，不要追求刺激，不要追求不平凡的经历啊，这都是不对的。因为我们一生一世，自从得救那一天，就是一个见证。阿门！哎，我们每一个人自从重生得救，就是一个见证。我们每天都在都在朝见神。 对吧？哎，每天都在和神相遇。你跑到天涯海角，你去找神去，啊！你说有的人跑到耶路撒冷那去，哈，耶路撒冷，从耶稣那儿，从啊走过这个路啊，对吧？哎，那近呢，我上那儿去，我上哭墙上哭去，啊，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不对啦，哎，自从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耶稣升天以后。 七十年以后，罗马的铁蹄把这个圣殿为什么给他毁了？为什么谁让他毁了？啊？因为耶稣基督代替了这个圣殿的 temple，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。他是预表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心就是什么圣人的殿啊？所以我们不像那些人。 朝拜，上哪去朝拜去？啊，上麦家朝拜，啊，不是我们什么？这道离你不远，就在我们的口里，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不小心，就像《真言书》上所说的，“好似飞鸟，网络设在眼前，仍然不能够躲避。”所以，弟兄姐妹。 有一些新的东西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以至于上了魔鬼当。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个新的教导，对真理的新的看法，对教会的新的崇拜的方式，对一些新的这种信仰的经历啊，我们都要小心分辨。新的不好吗？好，但是要什么？小心分辨，是否符合神的话语？ 要检查我们这些经历，啊，要检查我们所遇到的事件或者是这个环境是不是神的旨意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“凡是要查验，什么要持守啊？”凡是要查验，下面怎么说呢？善美的要持守，是吧？这是保罗在《铁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二十一节啊。凡是要查验。 Test them all and hold on what it is good 啊，所以更清楚的说明这一点的是在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啊约翰约翰一书啊第四章一节，就是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，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，说主耶稣警告我们说，你们要什么防备假先知。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我们怎么来认啊？耶稣说什么？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是光明正大呢，还是暗道里面去操纵呢？啊，是敢见人呢，敢面对圣徒呢，敢面对圣经呢，还是什么不敢面对？呢？这些都要小心。所以。 对于所有的信仰经历来说，我们知道，我们首先怎么来试验呢？有三条。第一条，要首先检验一下这个经历有没有影响我和神的关系。我原来神的关系很好啊，啊，影响了吗？有没有影响？我在我的心里面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的这种关系啊，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的受造地位是不是有所改变，受到影响了啊？也就是说，我们。 要一个清楚的分辨的能力，看看每一个经历让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如何。假如有一种这种经历啊，让我们更加爱神，更加让我父神在我心里尊主为大啊，更加使神在我的意，在我的理性当中更加清楚的认识啊。那么这样的就是说，对于神有更加的认识，更加的渴慕，更加的呃，这个这个。 体验神的同在啊，更加的爱神，说让我更加喜乐，这些我们就不用担心有错了，对吧？哎，因为我是更加爱神了。但是如果相反，这种经历就已经是走上了危险的道路上了。这是第一，第二，其次呢，就是要辨认分辨一下，我的经历是不是影响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啊？那么。 我们的信仰当中，基督居首位，对吧？啊，我们都说基督是第一、居首位的。啊，呃，我们就是说，再高明的教导，再神奇的经历，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中心，如果影响了耶稣基督在我心中的高高的居首位，就是假的。啊，这好分辨吧？好分辨啊！但是呢，做起来很难。 但如果分辨不了，就落在了一个迷惑当中啊，迷迷糊糊，迷迷糊糊，就这样。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异端呢，它让人上瘾，是吧？它让你身体非常舒服，是吧？它让你 i n 挺，咱不，我举个例子吧，那个极端灵恩派就是这样啊。你就到碰见他了，你干什么了？我聚完会了，你怎么满满满面笑容啊？怎么啊，满脸满脸红光啊？怎么因为我今天。 是吧？ <laughs> 得到了神的祝福了，我今天遇见神了，我今天蒙神的啊这个垂听了啊啊，所以呢，我突然间改变了，但是过了一会儿回家以后的话呢，就消失的非常快哈，无影无踪，更加的忧愁了啊。对下一次再来的时候，再能够受这种感动。 这叫什么魂的冲动啊？圣灵的感动是持续的啊，所以我们要小心啊，不要什么要有一种离奇的经历啊。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话，我们就会落在迷惑当中啊，甚至是，我尊重神了，但是呢，我在我的心目中把耶稣基督放在第二位，次等的。 耶稣基督是次等的神，也是错误的。啊，三位一体的上帝同尊同荣同地位，对吧？哎，God the Father, God the Son, God the Spirit，啊，这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不能说基督比神小。啊，耶稣说：“我与父。” 原为什么？一啊！所以无论哪个经验，如何唱高调啊，让我们更加的魂冲动，让我这个让你感动，我们都要拒绝。说弟兄姐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小心，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，反基督的不是在那些无神论当中，很可悲的是，最反基督的就在基督教的团体当中，啊，我们却不知道啊，所以我们要小心，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。 似是而非的非常矛盾的事情，啊！但是是我们今日的实际的光景。你比如说，在表面上说奉耶稣基督名，实际上他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达到自己的欲望，呃，是达到自己肉体的利益啊。这就里里面就隐藏着欺骗的法术和什么这个这个诡计在里边，是吧？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欺骗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借着基督。 来达到你的肉体的目的。说基督的名，有的时候被反复的提出来，他为什么反复的提出呢？啊，他是实际上是利己主义啊，就是说呢，让基督作为这个欺骗心灵单纯人的这种工具，然后呢暗自经营他的这个利益，啊，就打着耶稣的旗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这就是假的啊。所以我们如何看清呢？ 啊，就是要看到底基督是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？基督是不是我们一切的一切？所以有一种灵界的经验啊，可以使基督徒非常的恐惧战惊的。就这种经验呢，就是说呢，他自以为已经遇见神了，或者是呢神带领他呢已经上三层天了，可能四层天了啊，哎，所以他有这种经历啊，然后呢他就发现呢。 哎呦，基督啊，这这个这个，在他的经历当中、生活当中、思想当中啊，他越是说我遇见基督了，但是在他的生活当中、思想当中、经历当中呢，耶稣基督越来越萎缩，越来越萎缩，我看不见基督了，我就看见你了， <laughs> 哈，你可能就是基督，活基督来了，活基督啊，嗯，所以呢，这种呢就是必须他们有一种。 有一种个古怪的行为，就是他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强调什么，反复的强调依靠啊，依靠啊，让情绪奔放，让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呃沉醉的心灵呢，再发出这这种热切的一种啊冲动来啊，这个让心灵的提升啊，作为这个属灵的明证，这是外面的属灵，不是外面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最终就成了受骗者了。所以我们。 你看，你的电视里面有许许多多哈，有的人的话，那个牧师一声一弄，哗就倒一片，是吧？见过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那些呢，有的是真的，有的是假的，有真的，真有真的。邪淫可以这样做啊，所以他要小心，不要让他给弄倒了。弄倒以后呢，就是说你得啊，在恢复呢元气这些。 花九牛二虎之力啊，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要小心啊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不不能成了成了他们的受骗者啊，牺牲者。我们必须认清这个现象的本质啊。也就是说，当一一些人故意的强调某些经验或者某些机械的动作的时候，你要小心啊。你比如说啊，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就看见过哈，牧师在上上面讲道，就告他们怎么来和罪和魔鬼砍断，是吧？ 哎，说一定要弄三下，说我一念一个鬼的名字，你们就要说砍断、砍断、砍断。说两下就麻烦了，说得说三下，嗯，所以说，求主让我脱离狐狸精鬼，砍断、砍断、砍下边一块砍断哈，嗯，求你让我脱离那个猪八戒鬼和猪八戒是鬼啊！砍断、砍断、砍断，一共那上面好多鬼呢啊，好多鬼的名字啊，还有厕所公。 哎，我头回听说厕所姑，可能是南方人知道哈。厕所里边有个姑，老姑姑，哈哈，好家伙，这也是鬼啊！我告诉他，这砍砍来砍去，越砍越多啊，越砍越多。我就看亲眼看见有有一个这个非常热心服侍的人啊，我亲眼见到他，他刚才还服侍别人怎么样的啊？等到他一砍砍砍砍砍砍那个人突然间就招鬼了。 就在地上，大滚啊！然后口中流墨，然后的话呢，好几个人抓不住他，啊，抓不住。然后的话呢，这个人很厉害，这个江秀琴下来以后，啊，就是那个江秀琴呐，啊，啊，这个这个台湾那个江秀琴，他下来以后，跟他说：“你们不要管，你看着我。”他一看他的眼，马上哎好了，你看哈，这厉害吧？功力大，功力大。哈哈 <laughs> 所以我们要小心，就是某一些机械的这种行为呀，我们要小心啊。我们一定不要上当受骗啊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要实验一下新的经验，是不是让我和圣经的关系啊产生了怀疑，远离了啊？任何一种经验对于新的。 这个这个新的经验，对于真理的这种观点，如果不是单单出于神的话语，而是出于你自自我的感动、自我的经历、自我的经验，这要小心，你要去查验它是否符合圣经，啊，是否符合圣经，啊，也就是说呢，一些自我的经验会让你产生一些刺激，啊，呃，刺激品，这是非常小心的，我们要加以怀疑。我们怀疑一切不要紧，但是呢。 直到你查验这个想法、这个理论、这个经验是否符合圣经，所以检验一切的标准就是什么？圣经啊！所以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最高权威，超过人的遗传，超过人的理性，超过人的经验。我再说一遍，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最高权威。圣经超过人的遗传。 圣经超过了人的理性，圣经超过了人的经验，啊，所以我的经验是否符合圣经？我的理性是否符合圣经？啊，我的遗传的东西是否符合圣经？要不然的话呢？耶稣就，啊，说这个法利赛人、撒都盖人把遗传当做什么？呃，律法来遵守啊？所以我们想，啊，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末世后的时代是实验、猪灵的时代，因为圣经曾经清楚的说到。 在这末后的时代，有一些人将要离开纯正的信仰，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要注意从魔鬼来的那些教导，充满诱惑人的教导，邪灵的这种诱惑啊，我们要小心。所以我们要警惕啊，不要有麻麻痹的心。神既然将这样的世代量给我们了，我们就跑不了啊。我们要什么？勇敢的面对，是吧？勇敢的面对这个时代。 啊，做一个得胜者啊，也就是说呢，你勇敢的面对这个时代，在这个时代当中做得胜者，就是远离异端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神面前要知道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啊，好让我们在神面前啊不受一切的一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啊，好让我们能够不受他们的干扰和影响啊，站住见证，装备自己。 为神打美好的胜仗，神会祝福我们的。感谢主，我们请基督做一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荣耀归给你，以你的恩、你的爱伴随着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主啊，我们虽然不好，但是我们知道，你既然拣选了我们，你既然保守我们，就保守我们到底，这是你的应许。 我们也相信，你当日如何给门徒的教导，其实也同样适合我们这个时代。让我们跟随你，让我们不灰心不失望，让我们能够挺胸昂首，为你打美好的胜仗。让我们多多的与你亲近，多多读你的话语，多多的亲近你。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的唯一就是我们的主，救主耶稣基督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活。 也为我们向我们的父神祈求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坚固信心，跟随你到底，感恩不尽，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美求，阿门。